ต่อเราก็มาตั้งใจเจอ มีกา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เข้ามาตลอดไม่หยุดไม่เติมนี่แต่เมื่อกต้องการที่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้สร้างสิ่ง 嗯，我平常啊，我们怎么学啊？大概好像得清楚啊。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，啊，学到的这些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嗯，在用功的过程中，你应该看清。 Mm-hmm. 思维一下，那个三岁、五岁的你和现在的你。 那么我们呢？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身体永远是健康，永远不会口红，永远不会腰酸背痛，永远不会生病。 他说：“一痛啊是好事，烦恼多过病。” 人是有病，你要能用得上啊！你知道是生命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在不断变化的。突然来了一个啊，刚才我讲，一般开心的念头，大家都不会啊去思考太多，就会沉浸在那个啊喜悦里面。 สงบมีสองอย่าง 大家啊，每天在做手部动作和练习的同时啊，多多的去体会啊，多多的去觉知。 一处的那种啊宁静的话啊，在洞庭禅我们称为石头压草的啊这种修持。 啊，我我当年啊，在佛罗门的老师啊学法的时候。 นักศึกษาแม้กทั่งว่าครอง การค้นหาสัจธรรมเขาค้นมาก่อนแต่ยังหาทางไม่เจอแต่พอ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ของเราเจอเจอกับสิ่งนี้พระองค์ท่านบอกว่าปฏิเสธ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ทำสมาธิการทำชานสมาฌานมาบัต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 คืออะไร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องค์ท่านสอนเอาไว้ท่านแนะชี้นำเราไม่จำเป็นต้องเสียเวลา shit. ใช่แสดงว่า 而且不学到东西，那。เขบอกว่าทำ่มีองอยางสติ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สัพพัญญะความรู้ตัวทีนี้เราลอง สติเป็นตัวตั้งบาป 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ว่า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ือ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ส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ี่ชี้ให้มันสอนสัตว์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ได้เข้าหาต้นกำเนิด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ดีๆ 所有的执念暂时放下，佛陀能够做到，啊，摩田尊者、帕瓦加能够做到，那么多学习过斗察禅的学员都能做到，你也能做到。你不管做阿卡玛、地藏、娑婆、阿弥陀佛，只要是能。 มั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ได้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แต่ว่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ได้แต่พอมาทำ 快点来帮帮我。我จะบอกสิ่งนี้ต้นกำเนิดก็มันจริแหล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ต้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องก่อแต่ติดในคำบริกรรมว่าไติดในคำจบใน 尽量把自己活在当下，跟当下在一起，跟当下的觉醒。 一切。 飞到中国，还是从泰国飞到其他的国家？ 修的过程中，认识里面，你才能啊真正体会啊佛陀的每一句啊告诉大家的道理，而不是。 吞一下你就想走了啊！念头多一点你就醒了。 <laughs> 你看坐在下面守候，你说他每天跟大家一起做守护。